玉簪累计，落日楼头，断鸿声泪，江南游子，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，桂英归未？秋田问舍，怕应修剑，流浪才气。可惜流年，忧受风雨。